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七十集，天层越靠上，地位越高，那股仙家庄严感就越浓郁。然而，在广大的下重天，这样散漫热闹的市井经济才是主流。 洛寒在上重天待久了，突然回到市井中，感到十分亲切。他一路逛着两边的小摊儿，发现这里很多地方都在卖红线。洛寒停下，拎起一条红绳看了看，好奇的问：“哎，这是什么？”摊位老板是个爽朗健谈的中年人，他看到两个玉像一样的年轻男女停在摊子前，热情的招呼道：“哎，姑娘，定亲了吗？” 洛寒下意识地看了林青霄一眼，尴尬地问：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“那就是没定亲了。”老板看着林青霄和洛寒，也不知道自动从他们身上提取了什么信息，连珠炮般地说：“哎，姑娘还没定亲，那就更得买了。这是玄女娘娘的红线，几日后玄女节上祈福用的。无论是想求姻缘，还是求子。” 只需带上红线，和玄女娘娘说，保准都能实现。哎，要是姑娘不急着成婚生子，用红线求好运、求灵巧、求福运，都是可以的。洛寒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已经把红线放下了。求姻缘子嗣，唬别人也就罢了，居然唬到我跟前。老板见洛寒神色淡淡，更加卖力推销。哎，姑娘你不要不信呐。 真的非常灵的，我这个摊子上的红线，别的不说，姻缘极旺。当年我不敢告诉我媳妇儿我喜欢她，就偷偷从摊子上扯了根红线塞到她门口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她竟然真的答应我了。旁边摊子的人听到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！老张，你又在吹你和嫂子定亲的事儿，这一百年啊，你见人就说。 你没说腻，我们都听腻了。洛寒和林青霄也忍不住笑。老板啐了一声，说：“去去去！我说我和我媳妇的事儿，你插什么嘴？”老板回头看了林青霄一眼，依然热情推销。姻缘这种事儿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本来就是喜事儿，就当积攒祝福了。 林青霄感觉到老板的视线，他本来从不信这些的，可是此刻他心里轻轻一动，竟然有些异动。洛寒却坚决摇头：“哎，不必了，我的姻缘不需要求赐福。”老板听到，快言快语：“那求子呢？两位年纪正好，不考虑孩子的事儿？”洛寒表情怔住，飞快瞥向林青霄。 却见林青霄一派平静，完全没有澄清的意思。洛寒尴尬，清了下嗓子说：“我们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掌柜不要乱说。”他说完，尴尬到无地自容，转身飞快走了。林青霄看到洛寒的背影，微微皱眉。他生气了。老板一副大咧咧的模样问：“ <laughs> 这位公子啊，你不拿一根吗？” 姑娘家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。以往来我摊子上的那些小情人啊，也都是等人走远了，才敢偷偷回来买的。林清霄都打算追上去了，听到老板的话，生生停住。可是他看起来似乎很生气。嗨，老板不以为然，一副过来人口吻。他要是真生气，当场就冷脸了。 林青霄听到了和自己认知完全相反的说法，十分疑惑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真生气？”老板被问的一噎，他仔细看林青霄的表情，发现这位公子看起来通透绝伦，可是眼神中的疑惑竟然是真的。他是真的不知道女子拒绝和害羞有什么区别。老板啧了一声，挠头：“呃，这个……” 靠感觉嘛，具体的办法，呃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哎，毕竟他要是真无意听到这是姻缘相关的东西，早就走了，怎么会听这么久？毕竟谁也不是闲的，没有缘故的事儿，谁耐心做呀？林青霄顿住，他眼睛黑亮，脸色冷静，这是他认真思索时的表现。 林青霄突然意识到，他好像陷入自己的误区了。林青霄发现，他被自己的思维带入了误区。洛寒虽然没有亲口说过同意，可是同样，他从没有表示出明显抗拒呀。林青霄按照自己的思路，觉得非黑即白。洛寒没有说过喜欢他，那就是不喜欢他。但是掌柜这一席话，突然点通了林青霄。 世界上其他人的思维并不是他这样的，思路一旦开闸，就再也关不住。林青霄想起越来越多的细节。刚才掌柜问洛寒是否订婚，他下意识的看了他一眼。在中山，他用招待客人一事试探他时，他听出了女主人这个要点，并且反问他是以什么身份。或许还要更早，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。 林青霄沉思不语，掌柜看得心痒痒，忍不住问：“呃，公子啊，那这红线包起来吧。”林青霄说完，忽然问：“刚才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”掌柜被问懵了：“你们竟然不是情人关系吗？难道是我理解错了？” 林青霄心中大石落定，他眼睛漾出笑意，一瞬间如云收雨季回风流雪。掌柜看呆了，林青霄却很快收起笑，对掌柜颔首说：“多谢。”随后他在摊子上放下一块中品零食转身走了。他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误会他们两人的关系，现在一个素不相识、立场完全客观的小摊贩 看到他们时，会下意识把他们默认为情人，这说明他们两人在无意间释放信息。林清霄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，可是很显然，洛寒没有表露出抗拒。林清霄突然就吃了定心丸，他先前一直不敢过界，可是又忍不住想知道洛寒的心意，好几次暗暗试探。他试探来试探去，界限还停留在原地。 今日被外人点醒，林青霄猛然意识到，可能洛寒对他的界限比他以为的要靠后很多。洛寒走出去后，等了许久，发现林青霄竟然没有跟上来，他不得不停在河道边，等着林青霄出来。时近傍晚，暮色慢慢笼罩四周，街道两边都挂起大红灯笼，河面上水波粼粼，灯光如碎金般浮动在水面上。 一座拱桥连接两岸，桥上人来人往，水中倒影也跟着变动，仿佛水下还有一个镜像世界。青石道上，一个白衣女子的倒影投在水面，点点河灯从远处飘来，将她的影子打散。等水面再度恢复平静后，原地多了一个倒影，两人都是白衣。 红色、黄色的河灯照映在他们身上，氤氲出温柔的光。洛寒看到林清霄很是稀奇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你竟然过了这么久才回来？一些闲话。林清霄说着，伸手握住洛寒的手腕，在他手上系上红线。林清霄做这个动作时，一直在观察洛寒。如果他表现出丝毫生气、排斥或者不情愿，林清霄就立刻松手。 洛寒手腕轻轻挣了挣，被林清霄按住，之后也就任他去了。洛寒纯粹好奇的问：“你竟然真的买了？我以为你是完全不信这些的。”“我确实不信。”林清霄眸子闪过笑意，因为心中安稳，他连系红线的动作也一下子慢了起来，一个结似乎要打很久。但是入乡随俗。 既然正巧赶上了玄女节，凑个热闹也无不可。这话听着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从林清霄口中说出来，就有着说不出的违和感。林清霄并不是一个会凑热闹的人，而且三十六重天地幅辽阔，各种各样的节日层出不穷。以前经过其他地方时，从没见林清霄随当地的俗。洛涵没有往下问。 他静静看着林青霄给他系红绳，他手指修长白皙，骨节均匀，非常漂亮。洛寒欣赏了很久，实在忍不住了，问：“这个结这么难系的吗？”林青霄这根红绳都系了很久，竟然还没系好。林青霄那双手既执剑又练气，手指非常灵巧，按道理不会耽误这么久的。 洛寒刚说完，林青霄就打了结，放下手说：“好了。”洛寒抬手看，见红绳结平整对称，规规矩矩，两边的放量完全相等，一看就是林青霄的手笔。洛寒心想：这个结确实工整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难。为什么林青霄需要花费这么久？他没有多想，两个人沿着河慢慢散步。 河面上河灯越来越多，洛寒偶然回头，被另一边的景象震惊了。洛寒连忙拉林青霄的袖子，示意他看另一边。啊，你看，银河。夜色已至，银河上变成黑乎乎一片，连船的轮廓也模糊了。可是，在寂静中，水面下渐渐有璀璨的银色细光亮起，如碎钻般闪闪发光。 洛寒被这幅景象震撼了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水面下的亮光，就是人间看到的星星。现在我们和地面上的人，共看同一条星河。”林清霄难得有这样静谧赏景的时候，他陪着洛寒站在风中，轻轻颔首：“没错，迢迢星汉，天上人间。” 五颜六色的河灯从各个水道汇聚，一齐飘荡到银河上，仿佛另一幕星辰。水面下是繁星，水面上是河灯，两种光芒交相辉映，一时分不清谁是真实，谁是倒影。林清霄垂眸看洛寒，突然说：“难得来一次，我们也去放一盏灯。”“好啊。”洛寒一口应下。他说完后踌躇：“嗯。” 这样是不是太小孩子气了？哪有？林青霄说完，看着他轻浅一笑。 <laughs> 再说，你本来就是小孩子。我劝你说话慎重。洛寒用力瞪了他一眼，愤然往卖河灯的摊子上走去。你上仙雷劫还没过呢，你要是再乱说，小心我公报私仇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